这下就放心多了。听到对方最后的言论，谁不低头和莫敢回首不得不承认，这两人比他们以为的有胆色多了。在怀揣八双袜子的情况下，不赶紧逃走，还死命把两个没袜子的给拼死，普通玩家根本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。说白了，还是普通玩家没有这种自信。 而他们两人把这对双人组合当成普通玩家去看待，正是他们的错误所在。会组双人队来参与小队竞争的，会是没自信的人吗？二人带着思绪被送到了复活点，二十秒的复活倒计时开始。你们果然来了。结果，不等二人回过神来，一个声音已经响起。 两人转动视角，顿时看到一个分开不久的身影，林风武。他们都是在同一位置被挂，所以被送到同一个复活点并不稀奇。但现在林风武被挂一分钟都过去了，这家伙居然还守在这里。如果不是之前就死过，复活时间累积过长的话，那么就是专程等在这里。而他说的话。 也正在说明这一点。你不是吧？谁不低头和莫敢回首，顿时都十分鄙夷。等在复活点，那目的当然就不会是袜子。这家伙看起来，竟然是准备为刚才的被击杀报一下仇吗？好说，也是职业圈的顶尖大神，居然这样小气。 <laughs> 等在这里，只不过是为了证明一点事情。 孙翔很得意的说着：“现在看来，你们和那两个家伙果然不是一伙的。”废话，谁不低头和莫敢回首翻白眼儿？对于其他人来说需要分析揣摩一下的事儿，对于他们两个人来说却是再简单不过的。所以孙翔这得意洋洋的，好像早就知道的样子，他们一点也佩服不起来。哎，这样的态度可不好。 孙翔看起来好像很闲，因为我很有可能让你们再在这里多蹲四十秒。谁不低头和莫敢回首，真是超郁闷的。以他们的性格，绝不想受这个气。耽误了抢袜子又怎么了？不过是个活动奖励，又不是什么真的无法舍弃的东西。可是对于他们二人来说，眼下这偏偏是一个极重要、必须要去争取的东西。 因为他们二人是靠着这活动走入公众视线的，头天的成绩很惊艳，可第二天如果下滑太严重的话，岂不是会被人当作是昙花一现？上一轮被君莫笑和包子入侵搞了一个凌霜的二人组，已经注定无法重复昨日的风光了。眼下这一轮运气十分不好的又遇强敌。 这要再吃个鸭蛋，今天的成绩只有昨天的三分之一，势必会影响到各大战队对他们的印象。这可就是两人不愿发生的事情了。一涉及到这一方面，这两人都会变得很理智。这一轮他们不想再一无所获了。你想怎样？谁不低头问道，同时开始留意时间。这要谈不合适的话。 二十秒一结束，抢个先手再说。林风武那边肯定是没有他们的二十秒同机计时的，只能自己去算，难免会有偏差。这是可以决定先手的一个细节。嗯，这样的口气就顺耳朵了。 <laughs> 孙翔说吧操作着林风武转身，居然就这么扬长而去了。谁不低头和莫敢回首，都是目瞪口呆。 这个二货居然真的就是这么肤浅的，只为一个口气问题在这里浪费时间吗？二十秒倒计时结束的时候，林峰武的身影已经完全看不见了。谁不低头和莫敢回首，带着对这位大神的鄙夷，却也奔向了和林峰武差不多的方向。这一次，他们不能再那么满打满出了，因为这将是一次三方的角逐。 贸然出手的一方，等于是带着第二方给第三方可乘之机。不过，这三方之中又有一方的实力是占压倒性的。谁不低头和莫敢回首两人和孙翔，也就是打了个不相上下。如果家世全队集结，两人再自负，也不得不承认他们不是什么逆天的存在。硬碰硬并不是办法，他们早就知道这一点。 这才有了之前很久的沉默，一直等到孙翔的凌风武落单，才赶紧出手。而现在，他们同样需要一个机会。最好的情况就是那个二人组可以从家世手下残喘逃脱，然后再撞到他们手上。可不要死的太快呀！两人一边赶路，一边留意着系统消息。 唯恐上边突然打过一串袜子被拾取的消息，这边没有，这边没有，这边也没有。家世的小队，肖时清接连收着其他几人送来的消息，他们全队都分散行动，包括牧师，目的是先把那二人组找到再说。他们倒都不怕遇到普通玩家，此时的他们只跑不战，就算孤身一人也都很有把握。 都没有吗？算上肖时钦自己这边四个人，从四个方向的螺旋式盘查，已经是四人所能掌握的范围的极限了。结果依然毫无发现。对方到底是运气太好，还是对这种盘查早有防备呢？现在距离“谁不低头”和“莫敢回首”恢复也已经一分钟了。 也就是说，那两人结束战斗，开始逃离，也已经进行了一分钟。目前盘查范围还能掌控两人的移动空间，如果再过一分钟的话，四人就已经驾驭不了那么大的范围了。孙翔的凌峰武等在复活点那里，并不像“谁不低头”和“莫敢回首”想象的只是二，他等在那里的目的就是掌握清楚这个时间。 清楚了时间，才能算清楚二人可能活动到的范围，才能更有效率的进行盘查。现在时间掌握的清楚无比，对方的可能的活动范围自然也就了解。只是时间过于仓促，无法布置压缩空间的盘查方式。现在螺旋式盘查也一无所获，继续的话就需要进一步放大范围了。 搜查范围放大，人数却不变，意味着对方逃离的空间也会放大，脱身的几率也就更高。是就这样继续下去，还是？肖时钦陷入思考。不过瞬息万变的职业赛场让他已经养成了瞬间决断的习惯，思考也不过持续了三秒，肖时钦已经有了决断：向内压缩。 这是肖时钦发给另三人的消息，收到消息的三人都是一怔。他们本已经做好了向外扩的准备，居然是向内压。由于掌握了时间这一情报，所以基本可以推算出对方距离中心的距离。目前不知道的只是方向罢了，所以采用了螺旋式盘查。从时间上推算，对方直线距离离开的话。 现在甚至已经就在他们螺旋圈周外了。现在不扩反缩，岂不是和对方背道而驰？赌一把，他们还在原处。肖时钦跟着就发了一条做出解释的消息。三人看后一怔。留在原处不动，那他们继续螺旋式盘查的话，只会越找越离谱。可是拿了八双袜子后，敢原处不动的？ 那真不是一般的胆色呀！三人一边惊诧，一边却也按照肖时钦的提示开始向内压缩了。随着螺旋周长缩短，空间越来越小，即便不能阻拦，却也可以明确从这圈中脱离角色的去向。但是这一次，家世小队发现，他们或许可以直接在圈内终结战斗了。逐渐的压缩，让两个身影。 渐渐进入了他们的视野。机械师伊诺，流氓雨来了，这两个居然真的没有走，真的留在了原处。原处就是螺旋压缩时所定义的中心，当然不是那么精准。现在看来，距离家世深见的拳法家要更近一些。我先去缠住他们，你们速度。 神剑在队伍中消息，已经找到了吗？先兴奋起来的，却还是没有赶到这边的孙翔。上，肖时钦没有异议。到了这一步，他们发现对方，对方只要没睡着的话，也发现他们了。躲藏没有意义，最近的人上去拖延时间，正是最正确的方案。神剑的拳法家移动清空，几个起落。 正拦到了已经准备逃离的二人身前，真的忍不住想称赞你们一下，好胆色！申剑一边说着，一边打了一个挑大拇指的表情。哼，被你表扬嘛，这种感觉还真是奇怪啊。对面的家伙呵呵笑着来了这么一句，深剑坐在电脑前的身子整个都是一震。这声音，这腔调。 这不是那个谁吗？就这么迟疑的一瞬间，申建已经挨了一板砖。我去，怎么打中了？包子准确拍中了人一砖，却还是一副很不满的口气，显然对于可以这么简单拍中对方感到意外。申建被拍了这一砖，回过神来，好在是拍在了正面，没有被晕。一看那流氓雨来了，得寸进尺，七进身，云身一晃。 霸皇拳直接轰上！哎呦，又变厉害了！包子知道这一拳厉害，一边闪避一边惊呼着。轰！变厉害的拳法家已经被浓烟包裹。叶修说话的时候就早已经用了技能，身见恍惚后就光注意包子去了，心不在焉，被叶修正面偷袭得手。一手雷炸到，跟着丢出一个空气压缩机。 砰一声响，好像开香槟似的，可怜的拳法家立刻被喷没影了。就这么走了，包子十分惋惜。我们也走，叶修招呼一声，急闪。